又过了几天，方舟全完工了。挪亚仍苦口婆心的流着泪，恳劝众人将心献给上帝，并接受方舟的庇护，好在洪水来时逃命。可惜没有一人听他的劝告，那些人依旧嘲骂他。 是从那个方向来的。我看得见了，是动物啊，从四面八方向方舟走来的，大的、小的、温顺的、凶暴的，全有哎。你看，好像全是一对一双的，一公一母。奇怪，既没人领他们，也没人赶着他们。 像受过训练一样哎，在众人惊奇出神的观看之下，动物群排队进了方舟。哎，怪了，有些动物是七对七双，看那些牛还有羊。另外，大多都是一对一对的。那是什么道理？你知道吗？这个嘛，那些只一对的。 是不洁净动物，七对的，是洁净的。说不定洪水真的会来耶！看，爸妈，看天上啊，那么多的鸟，鸟群遮了半边天呢。他们正从船顶窗户进了方舟呢。一点不错，他们自己飞进了方舟啊！一定是上帝的手在引导他们。 这真是神机奇事啊！先别忙啊，我要等着听听有学问的人和科学家怎么样解释这件事。各位同胞们，关于鸟类和动物自己走向挪亚的方舟这件事，现在有学者、专家和众贤人所做的结论。 第一位发言的是学者专家的主席。我不知啊，到底他要作何解释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我看出大家脸上的困惑和惊奇，这也难怪，因为我们对这个现象还没什么好的解释。在历史上，这还是空前未有过的。我们的推测是，挪亚在实行某一种魔术，叫我们相信他那套。 洪水要来的骗人空话、假话、梦想话。我们最有把握的一件事情是，绝没有洪水，保险没有。这叫我更糊涂了。如果学者专家，听我说，我看见一个熟人，我去。哎，是谁呀？可是要当心哦。我会了，我。哎，你好。欣欣，我正要找你。 我向你告别，巴不得啊，你同我们一起进方舟。多谢你的好意跟关心了，真的，但我还不想进去，因为我不想跟外面的生活隔绝。我们穷苦了多少年，最近才富足起来，样样都有，舒适安逸。我我实在不想放弃这些。可是洪水会消灭你和一切啊。 <laughs> 那。 我只有碰碰运气了。星星，你相信就好了。相信？相信什么？相信凭空就冒出来洪水来淹了全地？笑话！我才不信呢。你看这大太阳一直那么亮，从有历史以来，大自然一直没改变，也永不会改变。就算有了改变，那我再相信。 也可再借你们的方舟去逃命啊！那就会太晚了，星星。不会太晚的，你放心。上帝是慈悲怜悯人的。不错，上帝是慈悲怜悯的，但也是公义的。有一天呢，他要关闭那救恩之门。就在他关门前片刻，我进那门就可得救啦。那是人所不改变。 就算有了改变，那我再相信， <sighs> 也可再进你们的方舟去逃命啊！那就会太晚了，星星。不会太晚的，你放心，上帝是慈悲怜悯人的。不错，上帝是慈悲怜悯的，但也是公义的。有一天呢，他要关闭那救恩之门，就在他关门前片刻，我进那门就可得救啦。 那是人所不能知道的，那就太晚了。 <laughs> 总而言之，多谢你的警告了，真是多谢了。这是你的决定，咱们分手了。欣欣，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怎么会见不到呢？我会一直在这儿啊。你在，我不在了，我就要进方舟。再见吧，欣欣。 不久，上帝对挪亚说话了：“挪亚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异人。再过七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。”挪亚和妻子。 及三个儿子和媳妇儿都顺从了上帝的命令，都从巨大的船门进了大方舟。那些好奇又不信的观众等待着看什么事会发生。他们不必等太久。哎哎哎！看看！什么亮光啊？比闪电还亮！在关闭那个大船的门呢？那个船的大门正在自己关上呢。不是。 是上帝在关那个门，那么挪亚就说对了，那一定有洪水了。胡说了，这不过又是挪亚的另一套魔术罢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巴不得早进那方舟就好了。我也是啊，挪亚的一个儿媳妇，还曾再三求我跟他们进去呢，但都被我拒绝了。我对他说，等洪水真来时，我才进去。他说，那时就太晚了，船门一关。 谁也打不开了。哎呀，你们妇道人家总是婆婆妈妈的，老是悲观，也不想想，难道全世界的人会都错？只有那一个老挪亚和七个家人说的才对。告诉你们，绝不可能。啊，看，有庙里的人在那边上台了，他会报告啊实情真相的。大家注意。 你们现在又看见挪亚一伙人的另一道魔术了。他们如何玩这幻术并不重要，反正啊，绝不会有门被非人之手所关上。那一两天嘲笑的人没多说什么，只静静观察，看挪亚的话是否真会应验。